大神指点迷津，好迷茫啊！我们常说建筑呢是非常需要创造力还有想象力的啊，除此之外还需要具备些什么条件呢？大神指点迷津，早安你好，我是 Joss 的慧敏，今天呢我们继续有建筑师张吉强为你解答更多相关的迷思。 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？可能说必须要非常创意啊，才能够就读这一行呢。非常认同这一点。其实不管是任何行业，我们人类的文明是一直不断要在进步下去的。我们要进步的情况，就是说我们对过去所做过的事情，要具备有绝对的这个批判精神。就是说你会看过去的东西是不是做的不够好，你才会往前修改，或者是往前继续的进步下去。所以在建筑教育里面，大学一年级开始，我们就要教育学生什么叫做 critical。 到顶点。很多时候，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什么叫做设计？设计基本上就是设计美美的东西，就叫做设计。其实不然啊，设计基本上是推翻前面的人所做的东西，然后再产生一个新的可能性。这个东西才叫做做设计。比如说，我叫你设计遗址，你可能想象说，我如何把这个遗址美化，但这个不叫做设计。如果我叫你设计一个遗址呢，你必须要去推翻什么东西才能叫做遗址这件事情，重新去思考说，哦，遗址还有新的可能性。所以，这个是我觉得在亚洲，我们往往。 会有一个教育，就是中小学哈，训练大家成为一个非常遵守规则的人。在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上面呢，相对来说是会比欧美国家的人来的薄弱一些。我们不太敢去挑战过去所做过的这些事情。如果我们一个城市要不断的在一代一代不断的看见新的改变、新的成长，它一直不断的去 challenge，说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方式。当然，我们最最新的挑战就是说，我们要如何达到永续，要如何跟这个环境共存。它的 指向不一定是说很贪婪的人类，我们要如何创造很美、很高、很大、很雄伟的这些建筑，反而是我们的挑战，就是说我们在创造的整个过程当中，如何跟环境、其他的物种在这个地球上面共生。 是不是只有理科生才能够选修建筑系呢？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趋势，是很多大学逐渐的开放建筑系可以收文科生跟理科生的，只要他有数学，他数学也不一定要要求到 M X，他的数学有拿到 credit。如果是私立大学的话，你只要看你对哪一个东西有兴趣，你符合最低的这个入学的这个门槛，其实你就可以就读。我个人认为最重要就是他理解他自己本身的个性。建筑系是在工程跟艺术中间的，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。因 因为工程其实是非常适合理性思维、逻辑思考很强的一些人，艺术思考方面就反而不一样。艺术思考是非常批判性，或者是它有比较独立、去创造性的一些思维啊。那建筑是在中间。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留守，大神指点迷津。同样呢，会有张吉强的分享。多谢大神指点。